大神指点迷津，好迷茫啊！大神指点迷津，早安，你好，我是 Johnson 惠敏，相信很多人在看港剧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战的英姿呢，所吸引的。要成为一名律师，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呢？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一位大神呢，就有邱爱婷律师。 律师呢，是不是一定要上法庭？然后律师主要分为多少种律师呢？OK，在马来西亚呢，我们的律师呢只有分 a v o K and solicitor。那么我们不像国外这样子，我们有分 barrister 跟 solicitor。在马来西亚呢，律师不一定要上法庭。那么律师呢，你可以做买卖合同的律师，你可以做民事诉讼的律师，你可以做刑事诉讼的律师，我把它分为三大类。那么呢，只要呢你觉得想说呢，你对上庭这一块呢，你没有太兴趣的话，你其实可以从事买卖，或是从事就是说商业合同的这种律师。 那么，如果你对这种呃诉讼是很感兴趣的，话，你就算算法庭这种律师。 那有些人呢，可能他们会选择不一样的那个专注点，有些可能是呃主打一些合约式的，有些可能主打呃离婚啊这些案件的。那是不是特别要去读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专科，才可以成为这一个科系的一个律师呢？啊，刑事跟民事话，其实，在我们在读这个法律系的时候呢，其实呢这两个都是你必须要读的科目来的，一定要必修的科目。只是说，当你在成为职业律师的时候，你才选择讲说，你到底要 specialize，或者说你要自己要专修、专打这样子。 类型的这个律师，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人嘛，我们不能钻太多的东西，我们只能选说我们一个比较有兴趣跟 handle 得好的一个方面来做。可是，在读书的时候，这两个都是必有的。当我们在读 law 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compulsory 一定要读的这些 law paper。 那么呢，像这些 family law 呢，有可能在一些学府里来讲呢，他们是 optional paper。你在读书的时候，你就跟你自己讲，我要做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一个 divorce lawyer，就是说离婚的律师。那么你在大学的时候，你要看看你所读的那一家机构那些学院呢，这个 family law 是不是一定必修课，还是只是一个 optional paper？那么如果它是 optional paper 的情况底下，你就要特地去修它。 如果是必修课的话，那么你就不用特地再去选。像我在读本地大学的时候，Family Law 是一个必修课来的，所以你必须看回去你的学府那一边。可是不管你要做怎样类型的律师都好，如果你在私人机构的话，你一定要 pass 你的 CLB 或者是 b a e x a m 你才可以拿到所谓的这个钥匙来踏入这个法律界。 那好像我们平时看电视剧说到的那个大律师的话，又是怎样的一种形式？OK，在马来西亚呢，我们不用这个字眼“大律师，因为这个我们大律师这个大字其实是不可以用。那么所谓的大律师呢，其实，在马来西亚的人的观念，因为我们看太多的所谓的这个港剧嘛，那么大律师其实说你上庭那种律师叫做大律师，在一般民众的这个角度，就是上庭你去打刑事案，你打民事案，只要你上庭打官司的，在人民的心中我们就是大律师。 明天同样时间，大神指点迷津，同样呢会有邱爱婷律师的分享。多谢大神指点。